锵锵三人兄，咱们这个可以先看看李嘉诚的办公室了。 <laughs> 天天打从那儿经过啊，长江这个中呃集团中心，他顶楼是李嘉诚的办公室。你看，最近李嘉诚呢，这个耐人寻味的接受了南方报系的采访，而且就在他这个这个楼顶的这个办公室。 呃，你再看他这个摆出来这 pose， <laughs> 你看，据说这是李嘉诚很喜欢的一个对联左宗棠的话，说是这个发上等愿呢，呃，结中等的缘，享下等福。据说他这个袜子啊，补了又补啊，跟咱们那革命老干部一样。 <laughs> 然后就是呃，寻择高处立啊，在高处站着，但是寻平处住，在平的地方住。 向宽处行啊，这是中国古人的一种一种生存的一种法术。你再看看下边，哎，这是他的办公室。你瞧人家这景观，什么时候咱能高处立嘛？对对对， <laughs> 高处立，我当他秘书也行，可以看看整天看看风景是吧？哎，李嘉诚，那再看下边，这个女的叫周凯旋。 这是疯传的所谓红颜知己。据说呢，这次采访啊，也是周凯旋女士来这个安排的，全程陪同。全程陪同。周凯旋呢，是李嘉诚主席的战友，哪方面的战友？爱人，也是棋手啊。爱人同志，呃、战友也是棋手。哪哪方面的棋手？很方啊，这个很能干啊，知道把李嘉诚他有个基金会主持。 把李嘉诚的慈善事业的大旗举得很高啊，也是我们香港女性啊杰出的典范，杰出典范当选世界十大有有影响力的女性啊，真的吗？啊，当然了，她成功的地方就离天安门不远嘛，啊，就是那个东方广场，东方广场就是他们代表作，啊，东方广场就是他们策划。所以说，这个这次据说这个选择南方报系来采访。 传说都是这个周凯旋来安排，这个选择也很耐人寻味。为什么选择南方报而不是北方报喜呢？他也是有很多分析的啊。但是很明显，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李嘉诚一进来，就是说我这是一个反击啊，就是咱们节目反击什么？因为一直前段时间我到刚刚做了他节目，所以我很清楚，就说他撤资。 他这次采访，你们都看了吗？意有所指的，就一个，就是说，我就那个没有撤资啊，我呢，这个绝不迁册。重申，哎呦，我呢是什么？爱国家啊，对，爱国爱港，就是就是这这几条。呃，但是呢，有人就说呀，说这个还有人提他说是地产霸权。嗯，他也说，但是他他的解释呢，让人们也觉得，嗯，这像是回答这个问题。政府造出来的。 啊，你这个卖地这个底价啊，本来就不低，嗯，啊，一直一口口啊叫上去，我要这个地买回来，我要算成本，还有建筑材料越来越贵，通货膨胀，嗯，这盖出来的房子怎么能便宜？所以始作俑者，敲第一口锤的是香港政府，哎，啊，其实呢，就是像李嘉诚呢，被称为地产霸权呢。 对他有点不公平，他在香港的投资只有百分之十五跟十七，嗯，四大块，第一，香港电灯，第二货柜码头，第三就是这个百家超市，第四才是盖房子，哦，所以这百分之十七的里头占四分之一，那他的钱呢，其实在英国啊，在欧洲啊、印度啊别的地方赚，但因为他钱最多。 啊，枪打出头鸟，对总数最多。一说哎，最有钱地产霸权就是啥？就是他。 所以这这口气，今天呢要反击，是多重的反击，这个也要反击。对对对，人家有人说他接受这么一采访啊，充分表明了李嘉诚这个人的这个精明、算无一策，说他是一箭几雕啊。这个话呀，有些是往北京方向聊的，有些是往香港方向聊的，有些是往世界方向聊的，有些是跟香港人民聊的。哎呦，这个东西。 全在里头，后面肯定也有人帮他策划，高人指点，嗯啊，肯定有人帮他策划。凯旋嘛，全是，却影响世界百大女凯旋归来啊， <laughs> 凯旋归来，凯旋归来。不过上一次的事情啊，我都觉得李嘉诚做的蛮意气用事的，就是 A B C 的内政，你知道 A B C。 A、B、C 就是梁振英跟唐英年不是选的时候吗？那个时候商界流行一一句话嘛，叫 Anyone but C.Y.，就是什么人都行，就是不选梁振英。那么这个是当时几个地产的。 这几几大地产的一个共识啊，后来投票也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但是后来选了大家的，因为唐英年不是下面有个游泳池吗？ <laughs> 下面有个酒柜，他太太游泳，欣 <laughs> 赏吐血之类的一报道以后，这个选情就倾向于梁振英了吗？但是在选的那一天去投票的那一天，我很仔细看了，李嘉诚高调的跑去。 跟梁振英呃，跟那个唐英年握手啊，唐英年站在那里已经没有太多人理他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已经看出来，所有商界的人，大家都做生意的人嘛，都要跟政府搞好关系。明知道你要败了，我还来跑来跟你，那么高调干什么？就一个李嘉诚特别高调的跑来跟他握手，这个是我觉得好像不大像他一贯的这种。你知道他一贯给我们的形象常识是兢兢业业的，啊，拘谨的。 什么东西算盘的？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高调的？好像坚持某一种风度啊，这原则。你他访问说了，他说香港有两岸最重要，第一个是法治，第二就是原则。他做人要有原则，哎，啊不会当呃这个墙头草啊。对，他不管你外面风向怎么样，他认定唐英年这个人的品格比较好，啊，即便。 挖了地窖，哎， <laughs> 挖了地窖啊， <laughs> 这个顾全大局啊，小小吃不淹大鱼，他是还是把他支持到底。他这个人呢，就是有他精明强干哈，或者说是这一面呢，其实也有他做人呢。有时候，当然他要自己往自个儿脸上贴金，可以叫择善固执，对吧？择善固执，他有时候有他的一种固执，就是他要是要这样啊。 那他就要这样，包括呃，他觉得我按照法律这个经商，比如说就是这次选完了之后，梁振英当选了嘛，有人还跟他说，要你一直反对梁振英当选嘛，那么你要不要跟他有所和解？他好像这次报道也是讲，他就说我跟他从没有结怨，又何来的和解呢？那意思就是说啊，我就是公公平平的嘛。但这还是一个。 高调的一个姿态嘛，对不对？那你其实我们刚才说了，你这么高调的支持唐英年，你现在另外一个人当选特首，你这个作为当地首富，这咱村庄里这个，我跟你说，村长村长跟地主也得搞好关系啊。不，基本上，这这要咱从这个新闻媒体的角度上来讲，我一看这南方报系啊。 整个也就一种仰视了，你知道？人家写这个不是？那李那看那个？那李嘉诚要愿意上《锵锵三人行》，我那我都单腿下跪了， <laughs> 也可能 <laughs> 对吧？这一写就是，那就我们进入了这个传说中的办公室，然后就注意到了伟人的细节，就说他发名片是吧？传颂着很多，你知道吗？一直有人爱说这种伟人的细节，比如说周恩来总理说这个记住了每一个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的名字。 第二次见面全叫得据说他记性是好。对，然后呢，说李嘉诚是给每一个记者发名片，而且呢，就不像你说话一样，老是目光闪烁。嗯，就是说记者提问的时候，他老老实实的听；说话的时候，不错眼珠的看着你。嗯，然后呢，名片发完了。 有一个打灯光的还是一个摄像没名片，然后人家李嘉诚伟人在谈话过程当中，突然还记得这件事，再拿一张名片来，然后恭恭敬敬的给邓爷，这 <laughs> 这咱们去见广告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种描写哈传说，我每次看到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你比如说有个房地产的叫冯仑，在在在在大陆，呃，也也也写过一篇，就说记载这个李超人，说是比如说。 呃，吃饭本来有好几桌，他后来就发现一个规律：李嘉诚呢，在哪个桌都坐十五分钟，就坐到十五分钟，旁边人提醒他换一个桌，因为他就要对在场的每一个人有平等的这个关照。可能他们生意场上的人啊，觉得这样做人特别干嘛哈？这我们以前校长也是这样。 哎，就是大家几桌吃饭，校长一会儿坐这桌，一会儿坐那桌，使得大家都感受到他的关心嘛。对，但是但是你们校长有李嘉诚这么精确嘛？十五分钟？ <laughs> 那那没那么精确，那那那没有周凯旋嘛？ <laughs> 没有周凯旋。 <laughs>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少出现的情况，比方说罢工。香港是很少罢工的，众所周知的原因啊，香港是很少罢工的。可是这次前一阵这个。 码头的罢工非常厉害，还有他们在荃湾卖一个房子，说是把一个住宅。 当酒店卖，对，最后好像说是违反啊违法的是吧？哎，全部收回。你你这所以这个 <laughs> 你这两条啊，这个报这个报道里都有反映。嗯，一方面呢，感觉这个李老爷子哈，就是对这个问题他还是有幽默感的。嗯，就说哎，他们罢工的人在我那个呃办办公室门口画我那个妖精鬼一样的像， <laughs> 他说画我呀，还是画我是笑的嘞， <laughs> 就说明这临危不乱啊。但是更大的背景。 是什么呢？是原来李嘉诚，或者是更老一点包玉刚啊、安子介这一代这一代人，他们当初在中国的跟中国的领导人对话的时候啊，当时的香港跟中国大陆的经济的比例啊，嗯，是一比六，你明白这个大背景？就是一九九七年，香港的 GDP 是一千五百亿美金，大陆是一万亿。 换句话说，六个香港就是全中国，那分量非常重。你发展到今天，我待会儿可以给你看看他当年跟这个邓小平还有一段话呢啊，你你接着说，你接着说。九七年到现在不到二十年，香港正常增长，从一千五百亿变成了将近三千亿，翻了一番。可大陆呢，从一万亿变成了现在不知道七万亿还是八万亿了。 那香港就变成大陆的二十几分之一，跟上海一样，你明白吗？这个背后啊，这个当初当年大陆讲的外资外资六十是港资啊，百分之嗯，现在这个比例缩小，所以客观上使得你香港这些经济大佬在整个中国的经济格局里的重要性啊减少了，听明白没有？所以你说话。 这个各方面东西，大家的考量也有点不一样了啊！今天你如果百家要卖，说实在话，你华资一退，中资马上上来啊！所以是有的香港工商界感受到这个压力，对啊，就是我在香港这个地方会怎么变呢？变成怎么样呢？就有点的焦虑啊！对啊，现在是日资、韩资随时自己打到打进中国这个山东啊。 辽宁啊，用不着经过香港嘛？啊，对，以前香港桥头堡嘛。你看香港现在日资百货公司都关门了嘛？啊，而且这个上海那个叫什么一个自贸区？自贸区说是什么出来以后啊，说是三年就把香港给拉过去。不不不，上海那个自贸区主要不是争香港，上海那个自自贸区啊，主要是抢了新加坡的生意。哦，就是现在中国跟外国的期货生意啊，谈好了。 那个交货啊，都在新加坡大部分，以后就浦东了，对，你明白吧？这这笔账差很大的，对新加坡打击很大。我觉得你说香港人的这个这个穷人比比回归以前多了吗？还是实际上差不多？关键是什么叫穷？对，七十年代香港的穷人住在这个木屋里头，家里没空调，啊，跟现在孟加拉国的生活条件。 差不多， <laughs>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现象。对呀，都上楼了，人民生活水平在提高啊。都有空调了，哎，但是这叫相对贫穷。为什么？哎，人家的小孩有这个 iPad，我这小孩没 iPad。对，我现在这个小，孩，人说你现在免费教育，你这小孩用不着这个打光脚啊，要跑上十二十公里上学，那都不管，啊，他有 iPad，我没有。 或者他你那个小孩两年换一个手机，我这小孩这个破手机没有多重功能，还不是 Apple，还用以前什么 Motorola，这就就穷人了，啊，这个不管的就相对平。等。但是我过去认为这个香港人呐，我这么多年来啊，我最早觉得香港人好像有种精神，就那意思啊，不怨天不怨地，也不仇富，就是你自己奋斗。 就是个人奋斗，也是一个低这也是这也是香港精神的一部。但是，是不是近些年来就有点变了？你觉得这个变跟我们大陆人民的革命影响有关吗？啊，这个也有点关系啊。这个变的是二十年来，这香港政府跟殖民地政府啊，就是发放一些社会福利。嗯，有很多人觉得你不用再奋斗了，家里没没没事做，家里一躺就有一些社会福利。 啊，再加上呢，内地很多新移民啊，来到香港啊，来到香港以后，他们填补了这个空档，奋发苦干的，你跑到香港的酒家，你去看看这个洗碗的这些大神，就是擦桌子的侍应，全是来自内地的新移民。不是说香港没有这个奋斗精神，有还在，但是本土的香港人没有了，尤其是八十后、九十后生的没有了。 但是这些人有没有在不在？在，不是香港人，内地的新移民，廉价劳力不断补充，不然的话，使得香港这个失业率维持不了，所以的奋斗就没劲。香港还需要大量廉廉价劳动力的，从往从哪来呢？还是有的，那些人死干活干的，还只有一万块不到啊，什么八九千块啊？没错，很苦。的。其实情况跟内地大城市也有相似的地方。 对不对？他刚才讲的，你北京、上海现在很多人讲穷穷穷，他当地户口的人都不怎么干事的，工作不好就不做了，上海本地下岗了啊！哪有上海本地人在打苦工的？上海少女对啊，上海少女，他肯干吗？啊，他就当工厂干干吗？ <laughs> 听到少女就醒过神，少女干什么职业？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李嘉诚还说呢，就说是想远远离政治啊，你也远离不了。所以他说他也很关心，甚至还说什么如果有下辈子的话，他愿意从政。 <laughs> 有人评论啊，就说是我看香港有些人说啊，说是香港要真交给李嘉诚管，说不定能管的挺好。 <laughs> 咱们先看看，我就给你讲当年的历史片段，你看一段，李嘉诚和谁？一九九零年一月。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诚先生。这一年，他八十五岁。身体还非常好。身体是非这毕竟是八过了八十五了，好也好不到哪里去了。 希望你啊，我希望创造一个记录。他说：“希望你创造一个记录。”我是我自己是孙权，活到九七年。呃，九七年。我当买保险。敢买保险。是超过这个。超过这个。不容易，一年比一年困难。 <laughs> 哎，就是没有到。 <laughs> 但是也到一九九七了吧？呃，到九呃九七年七一以前几个月，老人家去世啊，就是所以呢，就是说邓小平的愿望实现了，实现了啊。但是李嘉诚是活到这个邓小平当年这个岁数，李嘉诚八十五，八十五比邓小平状态好啊。今年他就八十五了嘛，对对，清醒啊，每天早上打高尔夫，对对啊。哎，你对李嘉诚这个人怎么评价？ 我觉得他是确实是香港一个不世出的，啊，就是伟人啊。你也说点伟，就是说伟人呢，这不是说他有钱，而他这个人的就是说这个本质，他这个人的涵养，他这个人呢，就就对对钱呢，对人的态度，啊，是属于上一代，上一代的民国时代，这商人呢，除了赚钱以外，他还得要讲义气，得要讲信用，啊。 这个呢，一碗水，尽量的，就是说端平。端平，哎，他不，就是他相信呢，是这个李嘉诚这种商人是中国古代士农工商，啊，处于四民之一，他觉得有这个一个社会责任，啊，嗯，所以呢，这个李嘉诚又流传很多他的故事，完全没有架子，啊，也是看见见过一面就记得他，而且他说话态度非常诚恳。 对啊，跟你说两句，一手一只手就抓住你这个手背，啊，就是说很诚恳的交心。对，那不管你不知道是真是假，是，但让人觉得就是很温暖。加诚嘛，这个人呢很有魅力，非常的强，而且呢散发这个正能量。 你就跟他做着这点，你见过他吗？呃，见过，见过。当时就感觉到， <laughs> 将来你见李嘉诚不是太难的事，因为陶杰是香港的名。没有没有没有，他不是中环价值观代言人。没有没有没有，对中环价值观，我有时候也有点批评啊。 但是呢，那什么叫中环价值观？你给我这土鳖解释解释。中环呢，就香港一个金融啊，环就是商家就是商家精英，在商言商啊，在商言商啊，法律至上。中环中环的在中环上班的人呢，就一往往的比较自恋，啊，也比较自私，看不起中环其他的啊。 看得起大谱吗？我们啊，大谱啊，那李嘉诚呢？ <laughs> 李嘉诚呢？他这个阶级观念比较薄呃薄弱，出身贫寒，别弱啊，出身贫寒，他穷过，他主要他。接着为您播出，对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所以他。